因为小鸡翼我中意食，但系你老母讲你就快钉，越系快钉之所以越要整多只。如果家唔食，以后冇机会再食。你阵系做快钉，我阵系做快钉。